对所有被判死刑的犯人来说，能看到早上的太阳就代表能多活一天。但是今天却是死刑犯刘焕荣的最后一天。清晨四点钟，当天色还昏暗的时候，大批的媒体记者、和刘焕荣的亲朋好友，已经在看守所刑场对面的大楼阳台上等候着。清晨四点多，两辆长庚医院的救护车开进土城看守所，准备接运刘焕荣的遗体到长庚医院做器官捐赠的移植手术。四点半。 一辆高检组的巴士载着法医和检察官到刑场准备执行死刑。过不了多久，刘焕荣就在法警的监护下，慢慢走过看守所的长廊，步向刑场。